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家辉博士也很兴奋啊，嗯，我也很激动。咱们这个请来严连科老师，幸亏您正好是在香港，呃，我在科技大学住校，但是来这里我也很激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锵锵三人行是我们家里常看的节目，经常说是我们家做了最好的一道菜，就是做的荤菜多的时候，这个节目就是一道素菜，做的菜特别不好吃，素菜时候。 这就是一道荤菜， <laughs> 我觉得我们家的生活调配的非常好。哎呦，真是讲好！我我我是想了好久，才终于想到找阎连科老师来。嗯，因为我上回找了那个彭浩翔嘛，对，那导演香港了彭浩翔来。 那最后网上就说，恭贺凤凰卫视终于找到一个嘉宾的普通话比马家辉还差的，真 <laughs> 的是非常高兴的。找到一个嘉宾的河南话比我还好的， <laughs> 对对对，是，你别想，要想到河南话有至少有一个多亿的人口都是讲这种话，那是很大的一个国家，是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哎，而且呢，我看见阎连科老师啊，我激动是有理由的。嗯，这个很多年之前。 我就是看过您的那个小说，我是先知道您的小说啊，才知道您的大名。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当一个色情小说看。为什么这个作家都好像，尤其是这个这个很多这种河南的作家都喜欢写性呢？ <laughs> 中国的作家都喜欢，不是河南的作家， <laughs> 不是。整个，比如说贾平凹的《废都》，对贾平凹，陕西的，跟你们也近。啊，但比如说那个苏童的小说，虽然没有那么赤裸裸，你会。 处处觉得有一种性的暗示在中间。对，那比如说余华的那个兄弟，那更加赤裸裸了。我想，中国作家，尤其是男性作家，对这件事情都有他的兴趣。女的也是啊，我们常说张爱玲，经常谈到张爱玲哈，说是我们的文学的祖师奶奶嘛。可是那小说里面，你看每一个部分都注意女的身体。 他胸部大还是小？那个什么什么女跟男的关系，张爱玲的小说里面色情的部分、性的部分是非常多的。那我可是是不是中国作家哈？比方说好多是从农村出来，农村里面生活没事干嘛？一到六点天黑没有灯哈，那基本上就离不开。 呃，自己做爱或者说偷看别别人做爱是？不是不是，完全不是你们想的那么。原来在小时候在河南洛阳的一个村庄哈，也是很压抑的，所以谈不上说压抑，但是小说一定是缺钙补钙，缺贴补贴。你生活中缺了什么东西，就在小说中有可能去想象什么，表达什么啊。如果你这件事情过分充分多，你反而可能写不好它。那我觉得缺了一点点，你可能写的刚好。 哦，那所以我想，其实为什么男性作家去写这个东西多，是因为整个中国作家都缺了那么一点点，这一点点刚好够用在小说上。 <laughs> 所哎，那还有一个说法，我不知道您高兴不高兴听，就是关于介绍严老师啊，一般都是讲啊，说他是这个莫言之后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啊，就是之一吧。嗯。 这这算夸您还是您高兴不高兴没有，比如说你这么一说，明天那个奖给我，我肯定非常高兴。但一说他遥遥无期，说这都没有说， <laughs>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其实其实这样说起来，对于莫言哈，莫言老大去年拿了诺贝尔奖之后，经过一年，刚好过了一年了。嗯，对于作家，中国作家，特别你们一级作家哈。 其实影响是什么？让你们更心灰意冷吗？觉得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不写了，都没得机会拿奖，还是说更要努力？有什么样的？你看到有什么样的变化吗？其实不会有一个作家说，包括莫言在内，我的写作就是为了诺贝尔奖，我为了茅盾奖，为了多少多少奖金，这个东西一定是。 天上掉馅饼掉到我头上，那我就伸手接过来。没有掉过来，不会有人去争他抢嗯，就是给你，我会去接；不给你，没有人去争。这是中国作家已经比较好的心态，但是会被媒体、被读者无限的夸大这些东西。 包括莫言在内，我想，其实莫言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作家，绝不会为这件事情做任何想法。当然，他也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，拿到了掉到他头上，他就伸手接一下而已。但是这最近莫言都受不了了，听说在一个场合就终于说出来了，说 <laughs> 你们以为我真想得诺贝尔奖吗？我一点都不想，还这说真话，这是得了是吧？得了可以这么说啊。 但确实，现在我想莫言过的是非人的生活。 <laughs> 没错，没错。 <laughs> 我我经常说，这个奖其实给中国作家也可以。最好这个人到了七十岁、七十五岁，出门也走不动了，说话也说不动，那给一个奖拿过来，在家就休息了。 <laughs> 没错。果能过一个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要个朋友喝酒聊天，甚至说我要和几个朋友去按按脚之类的，那我觉得这个奖就不要到了，就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 让一个人可以说闲话，可以聊天，可以说些，乃至于说些不三不四的话。没错，拿了这个奖，可能一切正常人的生活就到此告一段落。对对对，这莫言同志肯定低级趣味是少了很多。 <laughs> 可是，那真的会有这样大的压力是吧？因为拿了那奖，假如你说你写作就是写作嘛，等于你拿奖以前也没有人期待，每个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坐在那边哈。可是拿了奖，毕竟还是有，不管媒体还是读者。 人家眼睛在看着你，对吧？ 拿来讲，你可能就不再是一个作家了，是一个明星。你要过的是一个明星的生活，而作家此前是没没有明星生活训练的人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说走就走，完全不顾及一切。当你在一夜之间变成明星的时候，你其实没有此前的明星生活的训练。对对对，这时候你就不适应了。哎，这个说的太贴切了，他他不适应。就像会不会就像一个农民，他刚进了城， <laughs> 他也有很多不适应。 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呢？我老觉得啊，这得诺贝尔奖的，其实就该是像莫言或者像严老师这种，他从农村里走出来的。嗯。因为中国毕竟大部分面积它还是农村，主要的人口还是农民，所以他这个很有代表性。因此呢，我就说，这严老师，你觉得中国最近中国农村呢，就是一个探讨的话题了。嗯嗯嗯。说因为村儿也不像村儿了，你现在回家你见到跟你这村儿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感触？ 我我想不是村不像村，而是那些城不像城了，城更像村了，结果闹得村就不像村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当然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些老城市、大城市，它是一个城市。嗯。但是到那二线、三线的城市，其实它不是城市，它是一个扩大的乡村。哎。我觉得它变成一个乡村的时候，那个乡村就觉得我已经接近这个城市了，已经像了。结果闹到今天，就说城不像城，村不像村。 呃，当然是农村人过得非常渴望城里人的生活，嗯，城里人非常过的呃，非常希望过乡村人的生活，田园生活，田园生活，对，处于这样一种交叉地带，当然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故事，无数无数都是因为这种交叉发生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严老师，既然你是研究性的专家哈，所以我就想问一问， <laughs> 你看你这书，这这这《炸裂志》这严老师的新新书哈，一般对他的形容叫这种呃魔幻什么荒诞什么现实主义，但是他自己有个名称是吧？叫神识主义。 啊，所以呢，我神经写实主义， <laughs> 不不是那意思。我认为中国批评家非常的偷懒，来自于读者也被批评家惯坏了。 <laughs> 一说到中国的作家，那就是荒诞的、魔幻的、后现代的什么，黑色幽默的、夸张的，如此。其实中国的文学和基。确实汲取了很多外来文学的元素，但他非常已经有自己的某种东西存在。嗯，但是我想批评家。 不去探讨那些最独特的东西，老是去盯住那些非常共性的东西。嗯，呃，那你一着急觉得，你不要老说我黑色幽默，不要说我魔幻夸张，你特别无聊，特别没色素，那就自己给自己想一个什么东西，想一个词儿，那就写了一个所谓的发现小说。呃，当然也探讨了现实主义，探讨了现后现代现代，最后将真正中国的小说，它出路可能是在神识主义。 这种神识主义，其实我想他强调的是那种所谓的内真实和那所谓内真实，就是说我管完全不管你生活的表面什么样子，我只管生活的底部是什么样子，就像一条河流。 我完全不管你河怎么流，表面有什么浪花，我只盯住河床是什么样子。那前面后边的，你爱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了。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你瞧瞧，严老师虽然是农民，也会说咱们听不懂的话。哎，就神识主义，我想了解。不过我更想了解的，就说您作为研究性的专家是吧？ <laughs> 这个这个这个不能这样。 <laughs> 是哎，我是想问问您啊，您说这个现在中国的农民，中国农村，就说你们你们你们老家里的啊。 这些年来，农村里对性的这个态度啊，跟你小的时候相比，到今天这个时代，你觉得有什么变化？呃，性的态度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但婚姻的态度非常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。比如说，比如说一般的，那当然我们说的婚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。一般的说，谈恋爱就不需要一定要有个门人在中间，但最重要的是婚前同居比较普遍了。现在农村呢？对。 同居普遍也被比较大家比较认同，但是有一点，我同居了，我就是为了婚姻，不是说今天一夜情，明天再一夜情，是 <laughs> 这么一个情况。还有比如说，我在我这个农村就非常神奇，我上次跟佳辉老师在说，嗯，我们那个县委书记就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林克你这个村庄非常好，啊。我说怎么好呢？他说已经二十年的人既不生也不死了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。 因为生是由于计划生育问题， <laughs> 一生我就不需要报户口，永远生孩子就不需要报户口，也不去领结婚证。哦，最主要是不领结婚证就不存在生的问题，就没有报报报人数。对，呃，咱死亡的要交土地，那我死亡我也不报，告诉政府这死掉了一个人，所以村庄死了要交土地，你分了一份土地，这个人消失掉了，要土地要交给。 交回给政府吗？哦，那那这样大家我既不生也不死，就这么进入完全一个自然状态，或者进入一个非自然状态。我想，性是一个非常长成农村还是比较保守的。但是婚前同居之后，一定是和婚姻结合在一块儿，他的离婚率并没有上升。那农农村是保守嘛？没有，我对这个一直怀疑，因为我借出的。 内地的农村的朋友越多，我越羡慕他们的性开放啊！他们那个对性的概念跟城市不一样。城市里面也有性，也有所谓乱七八糟的性，可是会把它压住哈，不讲、只做等等。那我碰到很多农村出来的朋友，不管男的女的，都讲。 就直接就说，哎，甚至女的就说，哎，我在那边偷情多快乐，还描述了在荒山野地说，家辉你们城市人不懂的，我们那边的田有多大，草有多高，躲在里面， <laughs> 对，躲在那边打野战是有多爽等等哈，他们都完全不仅对我讲，就是农民女作家啊，对对，不不是女作家，农 <laughs> 民农民， <laughs> 就在一大帮人里面讲，好像对他们来说，至少在我碰到那些人哈。 这些没有关系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能够生存下来，甚至能够赚到钱。我有钱盖房子等等，其他的你不用管我，你也没资格管我。我是都碰到这些朋友，他他的信，我想你这是在四九年以前也好，民国时期也好，今天也好，没有大的变化。 是解放前，我们会听老人们开玩笑说些故事。今天仍然说这些事情。今天这孩子们对性歧视也还是延续那样一个非常文化的民间的传统。的，但是婚姻的关系完全淡薄了。我完全不领证，然后我们就夫妻就过去了。最重要是他的上一代人，比如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，都已经认同了这种婚姻模式。我也不需要法律去什么东西，我只需要民间的一个婚姻的形式。 比如说我们什么三鞠躬啊，什么请很多客人啊，这件事情就已经被认定了。哎，其实那不是有点像中国古代了吗？就是他也不是说有个婚姻登记所去办个手续，他也就是全村人摆酒，证明你们俩办个行个礼就算结婚了嘛。呃，这是发扬中国广那个传统的一部分，就 <laughs> 是 <laughs> 恢复到传统。我们今天要讲国学，要恢复传统，这这也是一个传统。那离婚怎么办？离婚呢？ 像离婚，他的所以我说他的婚姻是相对稳定的，当然也还有离婚。那你没有登记，那你两个分开就完了。但是。 当然，将来有孩子要上户口问题，那就要交三千块钱、五千块钱。哎，他们未婚同居，就主要是为了就是说生孩子的问题。对，就不结婚。之后，比如说前面有了一个孩子，或者为了上学，最后会去补一个手续。嗯，但是人们就是比较认同我们这种婚姻的形式，而不会认同那一张纸。 哎，那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孩子也不需要一张纸才知道谁是他爹。 <laughs> 对， <laughs> 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变化。但是你说现在这个出台这政策就是二胎可以生二胎了，但什么独生子女什么可以生二胎了，这个对农村有意义吗？你们早就生三胎了，是吗？ 哎，有意义啊！比如原来我想，大家说我生个二胎就不能再生了，嗯，那你现在不说啊，都可以生二胎，那我就可以生个三胎嘛， <laughs> 哎，对城市更有意义了嘛，他就哎，他还是有意义的。像我像我记得当初啊，严老师要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是想离开农村嘛，他是那个好像看到人家报纸看到那个张康康那个女作家。 拿了一个文学奖，那上海有一个出版社就把他请去上海那严老师就觉得说啊，原来写小说这种东西可以离开农村啊，他就写，他完全没写过小说，一口气写了三十万字，对不对？后来离开了农村。那现在你们现在农村，坦白讲，一部分的人富起来了嘛，你们那边的人还那么希望离开农村吗？我想任何一个地方，即便富起来的地方。 他也非常希望离开这样一个地方。为什么温州人要出国？出国？出国？除了挣钱以外，那是国外的文化环境，各钱也好挣，种种原因比他这个地方好。农村离开城，农开离开乡村到城市去，一定是我们数代人一代人一代人的必然的过程。你只要是乡村，你就渴望到城里；你是个小城市，你就渴望到大城市；你最终在北京、上海，年轻人我就渴望希望到日本去，到美国去。 到英国、欧洲去，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。当然，你到了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，你会觉得，哎，我还是回家里去吧。但是前边的过程，我想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必然要走的一条道。路。因为我碰到很多农村的年轻人，也没有很多了，一部分是说宁可留在农村里面当个土豪。 都过瘾啊！嗯，不用受法律对什么乱七八糟，买一部车是用金条来 <laughs> 来来交易的那你们那边土豪多多不多？土豪肯定不如南方多，但是有一点，呃，各种事情都会发生。你比如说，我在八九十年代，我们那里有个非常富起来，所谓捞到第一桶金的人，率先买了一个。 那叫桑塔纳的车，桑塔纳，红色桑塔纳就开路开到我们那个邻近的村庄去了。嗯，去的桥的时候，他把车开到自己家里的院里停下来。嗯，第二天一起，突然一夜暴雨把那个桥给冲垮了啊， <laughs> 把那路冲垮，从此这个车就永远搁在他家的院里，里，搁了数年成为一个珍品。那我想，就农村的事情是非常奇 <laughs> 意怪。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为什么我老有一种偏见啊？我老觉得这个农民能写长篇小说，就农民性格的人，你看这个贾平凹啊，莫言呐，啊，你看这个城里的呀，写个。 中篇，就这个，你像王安忆，当然也写长篇哈，但我老感觉像中篇。 <laughs> 但是，这写这种大部头的，你像这种，还有那个什么《白鹿原》呐，啊，就是这，我怎么感觉是不是农民比较能吃苦耐劳， <laughs> 还是怎么回事？我想，长篇小说其实是一个重体力活，嗯，中短篇那是一个脑力活或者轻体力活。这个东西要坚持数年，至少你一口气做下来，要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的每天去做这件事情，还真得是这是一个。 非常笨的人才有可能做这件事情， <laughs> 就是聪明的人不会去做这么笨的活。 <laughs> 所以是笨的作家写长篇，聪明的作家写中短篇。 <laughs> 对，哎，哎，这刚才咱们聊到这个农村啊，最近他这个研究社会的人楼都是说啊，说到真的到农村去看，说现在中国这个乡村叫什么凋敝，感觉就剩下老弱病残，跟他说那个完全不一样。你看到的是这样吗？ 哎，我今天大家说凋敝也好，说农民工也也也好，其实这件事情都非常矛盾，很突出，但被我们说的时候是有所夸大的啊。哎，因为农民工也好，凋敝也好，确确实实人人气变得稀少了。走到村街上，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出去打工了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。但是村庄的其他东西，房子还在，公路还在，老人和孩子确实还都还在。 但我想，其实这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。怎么讲？呃，你让所有的人都守住这个村庄，你们城市人在这过得非常好， <laughs> 你让我们守在这里，你是什么道理，对吧？ <laughs> 那我那我想，其实，呃，一个村庄越是凋敝，它有可能后边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一个村庄今天这个村庄人气很旺，那个村庄明天仍然是那么落后。 呃，那我是其实让所有的人能出去就出去，外边永远比家里好，哎，城市永远比乡在，可是现在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嘛，那出去了中年年轻的，那剩下老跟小还有留守妇女呢，对对，听说几千万留守妇女，他们在村里乱不乱？ <laughs> 那我完全不知道，你不了解。 <laughs> 但是留守儿童，我想这肯定是政府的一个巨大问题，不是我们可以讨论解决的。呃，政府只管我这条高速公路修起来，我只管那个桥梁修起来。那你说现在都是浩浩荡荡说中国什么城镇化这个运动哈？我不太懂，将来真的中国就没农村了吗？就整个村子也像城市一样，就全变成城市了吗？ 就我想，其实他是把城、农村变成城市，是我刚刚说，他也把城市变成农村了。 <laughs> 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：，我把无数无数的乡村变成镇，镇变成城了，然后就是一个文件、几块砖头、两条公路，而根本上那些人还是农民，就是农村的一个扩大化，农村向城市的一个扩展。而实际上，真要去看是不是城镇化，真的是要看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 什么文化？你生什么生活方式？不在那条公路那那一栋楼，不在你那个身份证和户口本。比如说，现在忽然会说我们有多少多少人口是城城镇户口，什么已经城市化，对，那就是一个户口本和身份证的转换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对，那么说这个问题是骨子里还是农民，是吧？ <laughs> 这次要三代人完成的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